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、晋江文学城授权、尹轩剧社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拯救美强惨男二》，作者九月流火，第二十八集。他们两人说话的功夫，掌刑司长老带着人走过来了。亚宇那里一片狼藉，弟子正忙着收拾残局。 加固阵法，这些小事用不着长老操心。他见亚羽已经被磨光了力气，再无兴风作浪的能力，就放心朝林青霄和洛寒这里走来。相比于凶兽，长老更好奇这两人。洛寒发现有人走近，自然而然停止了说话。长老对着林青霄拱手：“二公子。”林青霄也同样回礼。 邢长老，他们两人寒暄。洛寒本以为没自己什么事儿，没想到邢长老突然转了个方向，好奇地看向洛寒：“这位小友是？”洛寒没想到忽然问到自己，他也抬手行道礼，说：“邢长老好，我是洛寒。”邢长老长长哦了一声，似乎在回忆谁家的弟子姓洛。 林青霄一看就知道邢长老误会了，解释道：“邢长老，他是我的一位朋友，并非中山弟子，这次只是在中山暂住。”邢长老又哦了一声，这次声音中明显多了许多遗憾。邢长老问：“啊洛姑娘师承何处？修行了多少年？”不瞒二位说，我来了已经有一段时间了。 本打算前来帮忙，可是见两位公子都在，便没有贸然现身。二公子剑法出众，早在我意料之中，没想到洛姑娘的御风术也十分了得。不知道洛姑娘是哪位仙长坐下高徒啊？洛寒表情略有尴尬，当徒弟不太合适吧？ 林青霄脸色本来很正经，听到洛寒的话，他也尴尬了。他无奈地瞥了洛寒一眼，唯有邢长老一时没听懂。呃，什么？洛寒指了下林青霄，腼腆道：“是他教的，我今天刚刚学。”邢长老脸上的表情明显不对劲儿了。他已活了十来万年。 按理说，这双眼睛早已看惯风雨，再没什么能让他吃惊的了。但此刻，邢长老还是觉得自己有点反应不过来。他诧异的看向林青霄，发现年轻的二公子点了点头，一派光风霁月。是我。邢长老良久没说话，过了好一会儿，他才找回自己的声音。啊，哈哈哈！啊，后生可畏啊！ 哈哈哈哈后生可畏啊！邢长老虽然提前赶到，可是来时已经错过了林青霄亲自教学的那一幕。邢长老见洛寒的手势不太标准，隐隐还有些卡顿，他只当这是洛寒独门秘籍，哪里会往初学者这个角度想啊？邢长老一时不知道自己还能说什么，好在没多久，其他人也陆陆续续围过来。 林显红已经在路上得知了这一切，他此刻看着林青霄，都不知道该以什么样的心情面对这个儿子。多年来，林显红对林青霄的感情一直是这样矛盾又挣扎。他知道林青霄是出色的，可是林青霄越出色，林显红心底的不甘心就越强烈。一千年前，林青霄出生时引发天地异象。 所有人都说这个孩子未来可期。林青霄身负苍龙、应龙两族血脉，只要好生培养，假以时日，说不定重振苍龙威名就将实现在他手里。如果那时候林显红没有得知林重玉的存在，他也会如所有父亲一样，对一出生就展露不凡的儿子给予厚望。可是，就在林青霄出生那一天，林显红接到了。 白灵鸾的传信，她产下一子，孩子生来体弱，现在已经气息奄奄。白灵鸾自从远嫁后，林显红有许久没有听说过她的消息。他们最后一次见面，是在林显红大婚的前一天，素仪芳花轿的第二天到，白灵鸾约林显红出去道别，孤男寡女干柴烈火，他们两人自然而然道别到了床上。 后来，应龙族的嫡女联姻而来，林显红要忙大婚的事儿，再加上素怡芳脾气不怎么样，长相却很不错。头三个月，林显红和素怡芳也称得上新婚燕尔。他渐渐地把年少时青梅竹马、彼此相伴了很长时间，最后却无缘修成正果的师妹给忘了。如果不是那天林显红接到白灵鸾的亲笔书信， 他确实不会再记起曾经那个柔弱无助的师妹，以及那天晚上的露水情缘。中山上下都在喜气洋洋地庆贺小公子的诞生，家主林显红却悄无声息地出了门，在万里之外的陋室见到了虚弱不堪、气息奄奄的林重玉。林显红才知道，原来白灵鸾婚后过得并不好。 她不愿意让丈夫碰她的身体，成婚后和夫家形同陌路。后来白灵鸾显了胎相，丈夫对她更没有好脸色了。只不过碍于白灵鸾和凌家家主似有还无的暧昧传言，不敢对白灵鸾动手罢了。然而不能动手，却有很多办法苛待。白灵鸾被赶到山脚下的茅草屋，平时连饭都没人送，完全自生自灭。 白灵鸾最后虽然平安地生下这一胎，可是自己也元气大伤。龙族重血统，反过来看，其实也说明了龙族的血统霸道。龙与仙界任何种族结合，生下来的子嗣必然是龙，无论另一方到底是什么属性，孩子必然全方位被龙族的基因覆盖。有龙族的血脉打底，不管另一方修为如何，孩子的资质总不会差。 只不过，如果是两条龙成婚，强强联合，生出来的子嗣血脉将会更纯净，也更强大。但是这个规则仅限于仙族，要是仙魔杂交，即便是血统强大的龙，也会生出资质非常低劣的后代。白灵鸾虽然不是魔族，可她是仙魔混血，灵虫玉体内也继承了一部分魔族属性。 和仙界的灵气格格不入，甚至是对抗的。白灵鸾就因为这个原因，无论怎么努力，修为都不得寸进。也因为这个原因，凌家不允许白灵鸾嫁给凌显宏，妾也不行，因为这会严重拉低凌家后代的质量。在唯力量至上的龙族，有一个资质卑劣的后代，还不如从没生过。 最开始，家族以这个理由强行拆散林显红和白灵鸾的时候，林显红是完全不信的。他和白灵鸾相伴千年，早已心心相印。他知道他的正妻不会是一个仙魔混血，可是龙族的分位并不是固定的，白灵鸾不能当妻，留做侧室也可以。家族以这种可笑的理由把白灵鸾远嫁，在林显红看来非常儿戏。 但是现在，林显红站在昏暗的陋室，看到那个弱的即将夭折的孩子，彻底沉默了。他终于得承认，家族是对的。林显红比林青霄还早出生，可是两个孩子的体质看起来却天差地别。白灵鸾见林显红久久不说话，紧张到失语，他生怕林显红也丢下这个孩子不管。 白灵鸾用尽所有办法都没法让孩子好转。如果林显红也不管，那他的儿子，他毁掉自己的人生，拼尽一切生下来的儿子就要死了。过了许久，白灵鸾小心翼翼的、磕磕绊绊的喊了一声“师兄”。这声师兄终究让林显红心软了。他想，不过一个孩子而已，中山家大业大。 不至于连一个孩子都养不活，他带走了林崇玉。可是他走到一半，想到家中出身不凡又极为悍妒的嫡妻，头疼地捏了捏眉心。既然已经带出来，那就一定要让林崇玉活下去。所以林显红当夜回到中山，如离开时一般，无声无息，没有惊动任何人。他来到婴儿房。 奶娘侍女在他的法诀下全部陷入昏睡。林显红看着刚出生不久、身体就格外健壮的林青霄，悄无声息地替换了两个孩子的位置。刚出生的孩子长得都像，而林青霄和林重玉毕竟是兄弟，此刻五官看不出什么不同。林显红又更改了两个孩子身上的一切标记、气息、证物。 保证明日醒来时没有人会起疑。林显红连理由都想好了：大公子出生时天降异象，但是因为天赋强大过了头，导致婴孩的身体无法承担，所以他才会变得体弱。林显红将林重玉留在林青霄的襁褓里之后，带走了林青霄。两三天之后，林显红以私生子之名。 将林青霄重新抱到素一芳面前，素一芳没有认出来这是他亲生的儿子，他看向林青霄的目光中满是恨意。林青霄出生时，中山只有他一个孩子，所有人理所应当的叫他大公子。后来林显红带回了林崇玉，一来林崇玉顶替了林青霄的身份，二来林崇玉的生日确实比林青霄大。 所以林重玉成了大公子，林青霄被以私生子身份带回来后成了二公子。后来白灵鸾的丈夫死了，为什么会死？无人敢追究。林显红终于得偿所愿，将白灵鸾接进后院。他出于私心，不想让林重玉经受由敌变数的身份落差；二来不敢这样得罪素家，所以他和白灵鸾心照不宣。 不必说明真相。如果能就这样瞒素一芳一辈子也不错。素一芳什么都不知道的话，对所有人都好，只除了林清宵。之后那些年，林显红不是没想过补偿林清宵，可是这个孩子从小就展露出极强的个性，他不喜欢说笑，不喜欢撒娇，不喜欢和人亲近。 连林显红这个父亲也不例外，而林崇玉却活泼好动，极为粘人，几乎坐在林显红的膝上长大，还有先天体弱的毛病。林显红会偏向谁，显而易见。各位小耳朵，本集已播讲完毕，动动手指，点点订阅和分享，下集更精彩。